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二百二十六集。新模式不是随随便便发的，一旦说出来就要承担因果。林清宵敢这样说，很大程度上证明了他并无私心。 他是真的需要这些信息。玄龟叹了口气说：“女娲后人一直处在纷争之中，极度陷入灭族绝境。后来，他们选择避世隐居，不再和外界来往。在他们隐居之前。” 当时女娲族的族长，为了提高存活率，将仅剩的族人分成四支，分别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走去，并且再不许相互联系。所以，我也不知如今还有哪些后人存世。 只知道其中一只往东走去，一直走到世界边界，与世隔绝。唯有一条暗河和外界相连。暗河每百年开启一次，其他时间结界关闭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启动。 林青霄低声重复，忽然说出一个地名：“大荒。”玄龟摇头：“我亦不得而知。我已经有几十万年没得到女娲族的消息了。他们是否存活，如今在何处，我也不知晓。” 问到这里，这次东海之行已经可以结束了，剩下的玄龟也不知，再问下去无益，不如自己去验证。林青霄对玄龟道谢：“多谢前辈，我以心魔担保，我有生之年不会做加害女娲后人、加害仙界之事。对此，前辈大可放心。”林青霄当着玄龟的面立下心魔誓，既是表明立场，也是摘清自己的嫌疑。 玄龟含笑点头：“你身上有神的眷顾，我自然是相信你的。”神，叶子楠等人齐齐吃了一惊，惊讶的看向林青霄。洛寒努力保持表情不变，假装不知道玄龟所说的神是谁。林青霄没有给人解释的习惯，何况他觉得这种事不需要解释，因为这是事实。 林清霄得到了讯息，不再打扰玄龟休眠，主动告辞。洛寒跟着走了两步，身形慢慢停下。风雨家已经飞出一段距离，察觉到洛寒没有跟上，奇怪的回头：“洛寒，怎么了？”洛寒笑笑说：“啊，你们先走，我有些私事想问问玄龟前辈。”“私事？”玄龟是全仙界的活宝。 被所有人供起来的老祖宗，到底是什么私事要拿出来打扰玄龟，还必须要避开旁人？好。风雨家奇怪不已，而林青霄只是看了洛寒一眼，点头应了句，就主动离开了。林青霄率先开头，其他人不好再说，纷纷跟上。等所有人走后，玄龟不再掩饰，笑道：“天道归位。” 老龟未能远迎，失礼了。洛寒叹了口气说：“前辈不必说这些客套话，其实我们早就见过了。”哦，这下连玄龟都意外了。何时？为何？我不曾记得。在未来的某一天，洛寒说。 想必你也看出来了，我是被你们从未来送回来的，目的是阻止一场很大的灾难。本来一切都很顺利，但是现在，我遇到了一些意外。玄龟看出来洛寒是天道，也看出来他身上有时间法则，可是决然没料到送他回来的人中竟然也有自己。玄龟慢慢严肃起来，他也意识到洛寒所说的事情必是大事。 玄龟问：“什么意外呀？”洛寒回道：“用意外来形容或许不太恰当，也可能是我从一开始就想错了。我刚刚回来的时候，你们告诉我说我穿书了，并且给了我一本写了后世几个重要人物命运发展的书。我按照这本书的指导，不断尝试改变过去，可是越了解……” 我就越发现过去不可改变，一切都向着书中记载的方向靠近，在我的干预下，靠拢，甚至更快。我真的，是穿书吗？玄龟听后陷入沉默，他沉思良久，缓缓抬头：“唉，你说的这些事情，我也不知道，我见识有限。” 甚至都没法看到你在未来已经见过我。或许唯有菩提树可以解答你的问题。洛寒深深叹气，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果然，还是要找菩提树。洛寒很无奈问：“菩提树如今在哪里？” 菩提本无树，它无所在，又无处不在。玄龟巨大的龟壳发出微微的光，他拿出一个古墓令牌，用水泡托着，送到洛寒眼前。这是多年前他留给我的信物，你拿着令牌去找他，如果他感应到。 自然就会现身的。洛寒接住令牌，还是满脑子问号。玄龟似乎给了他一个解决办法，但是听起来好像还是没什么用。时间不知，地点不知，只能等菩提树自己发现。洛寒对能不能找到菩提树非常存疑。他将令牌收入吊坠，说：“我明白了。之后。” 我会想办法找到菩提树的，我得走了，珍重。玄龟亦缓慢颔首，注视着洛寒不断远去。天道，珍重。洛寒离开玄龟后不久，就看到林青霄等人站在前面等他。这个距离不会听到他和玄龟的对话，但是又不至于太远，让他找不到路。洛寒悄悄叹口气。 状若平常的和同伴们打招呼，顺势回到队伍，却对刚才发生的事情只字不提。洛寒不说，林青霄也不会问。他们五人事情已经了结，全速离开，很快就跃出海面，回程比去程快了很多。等洛寒再一次回到陆地，时间已经到第二年三月。林青霄要去大荒寻找女娲后人。 邹继白和风雨家也跟着一起去。叶子楠见风雨家表态，同样加入队伍。他们五人在海边休整了片刻，就重新登上非洲赶往极东大荒。他们这一趟东海之行，足足耗费了九个月，其中绝大部分的时间在赶路。海面上消息不灵通，洛寒回到地面，才知道这段时间外界发生了许多事情。头一件大事。 就是雷烈王死了，叶崇玉经过一番斗争，成了新的雷烈城之王。非洲上，他们几人恶补这段时间的八卦，越听越觉得迷惑。周继白问：“叶崇玉为什么就成了魔王啊？就算他是天才，但是他遁入魔界也不过三年，魔域那么多人，竟然比不过他？”叶子楠同样耸肩：“谁知道呢？” 可能叶崇玉是个修魔天才吧，明明他在仙界资质平平，努力也平平，但是去了魔界莫名就能一日千里。风雨家不了解叶崇玉，叶子楠和邹继白却分别和叶崇玉有过交集，至少在他们两人看来，叶崇玉不算聪明，也不算勤奋。如果他能达到林清霄那样的修炼程度，或者洛寒那样独一无二的天资，突飞猛进倒也能理解。 问题就在于，叶重玉哪一个都不是。这样一个各方面都普通的人，忽然拥有深厚的魔力，实在无法让人不怀疑。洛寒说：“修为上的事情不好说，但是他能上位，其实也可以理解。最近魔域对仙界敌意很大，魔气越来越稀薄，资源越来越少，魔尊还三番四次对天界退让，魔族底层民愤极大。” 叶崇玉利用这股民愤登台，也并不意外。雷烈王刚过了银河就死了，死状安详，身上没有任何外伤，连押送的人都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。在这个风口，叶崇玉站出来，言之凿凿的说雷烈王被天宫暗算，一过境就被天宫毒死。他没有任何证据。然而魔域中低层百姓哪管什么证据呀？ 他们寻到一个发泄口，就一股脑憎恨仙界。叶崇玉几次运作，不断激发百姓对于天界的恨，他在喊出振兴魔界的口号，很轻松就收割了一大批拥趸，成功上位。但是罗汉知道，雷烈王根本不可能是天宫杀的。天帝若是想让雷烈王死，何必送他回魔域呢？而且雷烈王死了，对天宫来说毫无好处。 与其让雷烈城换一个脾性未知、立场未知的统治者，不如继续留着雷烈王。可是雷烈王偏偏一过河就死了，这是在他们魔域那出的事情，理论上和天宫没有关系，但是情感上很多人都毫无根据地怀疑天宫，天宫也很冤枉。叶子南压低了声音说：“这桩事情中唯一获利的只有叶重玉。” 我忍不住怀疑，这其中是不是跟他有关系？洛寒摊手说：“谁知道呢？林清霄发信问天宫了，到底是不是过段时间就知道了？”叶子楠无奈摇摇头，他突然又想起一桩八卦，兴致勃勃地分享给洛寒。叶崇玉最近还做了一桩大事，听说素影月龙丹已碎，命不久矣。 叶崇玉不知道哪里听来的偏方，竟然要从活人身上挖心，移到素隐月身上给他续命。正好云梦涵本体是药草，药性好，自愈能力强。叶崇玉居然要去挖云梦涵的心。风雨家不认识这几个人，仅对叶崇玉、素隐月的名字有所耳闻。他听到挖心，都以为自己听错了。挖心。邹继白同样很困惑。云梦涵。 于墨寒不是他妻子吗？他们两人不久前才刚成婚吧？风雨家更吃惊了。他们还是夫妻？洛寒叹气。唉，原来挖心掏肾的剧情这就来了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